锵锵三人行，最近啊有个问题我也很关心，就是房子的问题。嗯，所以呢，哎，我我最近我还特别迷信徐老师。你看，哎，马航客机的这个黑匣子，这个这个信号哪天听着的？嗯，清明节那一天。清明节邪门了，邪邪邪门吧？然后你看四月四号，死死啊！我看到新闻死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死了重庆的一个警官，当年呢就。 帮着这个薄熙来，据说是打黑呀，还是黑的？对对对。那么一个警官，现在知道他是自杀。嗯那天自杀，同一天死了一个人，浙江奉化塌了楼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几户人家埋进去了嘛。还有个年轻女孩子截肢啊，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照片，你看就塌成这样，这个突然间就就先是簌簌簌簌落落沙土，然后就塌了。你再看下边，这个就当时的现场了。 现在你再看第三章啊，这个有有点搞笑，就是说要检查这个楼啊，是不是老老危旧楼啊，就拿锤子敲开墙皮，看看里边的砖，就这么检查一下结实不结实。八零后，大大陆的房子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五零后反而还可以，就五十年代盖的房子啊，苏联式的那个，后来呢六零七零的少盖房子，就不大盖房子。 就是八零的时候就盖了一批这种房子，到处现在到到处都有，这房子最危险。九零以后呢，九七以后就房这个卖地嘛，又有点钱了嘛，那些又稍微好一点。八零后是最危险的，而且这个带出来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就是说在全国有多少这样的房子，而且现在谁负责？ 他们说发展商也找不到了，施工方已经变成几个不同的公司了，发展那个发展商已经吊销那个公司了，那这个谁买单？就这个全部的人这样。这个我最近啊，这个在香港看房子，因为香港的新房子就很贵，所以老房子我也看。哎，我最近对建筑的这个年龄啊、寿命啊很感兴趣。你看，先是我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跟我讲。 他说买老房子好，他说其实老房子好。他说，比如说六十年的楼龄，他他跟我讲一个，他说他说你想想，人类的前一个时代，罗马的这个古城上千年了，石头建的是吧？上千年了，那说现在的人钢筋水泥，你说能多少年？他那意思会比以前古人的年头更长。不后来我也知道呢，这里边他有个误解。你看啊。 英国据说是一百一百三十三十二年，一百三十二年。英国是一百三十二年，然后美国是七十四年。对，我们有一个什么民用建筑的那个建筑通则呀？多少？五十到一百年。哦。但是事实上，现在就是你说的八九十年代盖的房子，普遍寿命二十几年。哦。就这么个情况。可是香港的老楼，我觉得应该是比大陆的老楼安全的。这当然，这个有英制的时代的规范。 我跟你说，对于这个房子的这个内用与否，你要带着一种崇拜殖民主义的心态去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嗯，在我呃这个汉口有一栋，就是说在二十年代英国人盖的大楼，后来呢，当然经过解放啦、什么内战啦、文革，这个楼还在当中，经过什么可能是做过仓库啊什么这个呢，到有现在的成立一个民企。 后来跟民企买了，就搬进去了。后来呢，接到一封信，就是这个建这个楼的英国一个很小的建筑公司，是个私人企业，他爸爸开的，现在儿子顶，呃，继承过来，给一封信，说我们这个楼啊，经过八十年，当年建的时候这个保养期，现在正剩下剩剩下三年，他还记着。我想请问你，这里头结构上有什么问题？ 请你啊，跟我们开一张清单，我们马上就派人过来给你看，看看怎么样维修。你看人家这个档案，第一做得好，第二他才想到原来经过八十年了，一看没什么没什么问题，啊，这个结构都很好啊。经过文红卫兵打砸抢啊什么，你看武汉事变啊什么陈再道啊什么那个啊那那个事情，这个房子。 啊，完好无缺。当然了，还要区分它是哪一类的房子。有一些房子呢他们像银行啊或者宫殿啊这种，那真是几百年的。哎，嗯。那上海呢？我敢预言一下，外滩这两边哈，外滩现在浦东的这些大楼，将来全塌了。 浦西的那一排老楼还在，对，哎，那排这么海关大楼、老的汇丰银行，现在挖到这个酒店，这个外滩三号、外滩呃这些房子，在三零年代和晚清的时候盖的，因为它大的大块大块的花岗岩，对，大块的花岗，现在盖的房子材料很结实，哎，现现在盖的不不是这样标准，那现在技术先进呢，你应该把这个分儿给补回来啊，技术先进，人心负恶。 偷工减料，再加上呢，这个商人无良啊，嗯，马马虎虎。你说现在这个二十多年呢，塌就塌了。我觉得塌了比不塌好，因为呢，没有建筑设计，盖得很丑，而且呢，你让我知道，它最多三十年，我住到二十几年，我一家大小我搬了。最让最要紧是你要知道。 这个房子这个安全期只有三十年，我赶快住到二十四五年的时候我就走，不要不知道，塌下来全家活埋。我我我我们不讲那些特别好的建筑，就是上海一般的理论房子。很多。我我在上海边梅龙镇那个房子哈，一九四零年，哎，余洽庆盖的，对呀，一九四零年到现在七十年了，嗯，那这个房子就是普通的民宅。 也不错啊，现在还好的。愚园路现在这个少年宫，当年就是汪公馆，原来。哦，那个好房子，那个是很好，大理石的，那是大理石。对，那种就不去讲它了，因为那种是特别功能。还有万航道路啊，万航渡路，从前呢叫吉斯飞路，而七十六号特工的魔库对面。 有一个吴四宝，当年跟他情妇的女人叫佘爱珍，两个人住的。后来跟胡兰成的那个人。哎，后来李安就拍了这个《色戒》。我我大概七八年前就在那个弯弯的地方还看见，现在不知道拆了没有。啊，还有张爱玲，啊那个培德路，啊那个公寓现在还在。是常德常德公寓，那个房子还是不错的。对对对，在常德路。嗯。你在常德公寓，你要看那个房子，那些房子在二十年代。 叫巴哈斯，是德国的巴哈斯建筑学派，那个呢建的外表很朴实，没错，很朴实，但是材料很坚固。那外滩的那个呢是芝加哥芝加哥学派，那个是纽约跟纽约同时期的，所以你你现在到纽约去看看，对，摩天大楼就同时期干，没没错，但是你但对着奉化这样的事情。 你讲常德公寓呢，就好像那边的人快饿死了，你拿个奶油蛋糕给他炫炫炫。实际的情况，香港有很多差的房子，嗯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政策叫强制验楼计划。没错，我跟你说这个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一个东西。这个还真的是向香港这个学习，他法律规定。要不然我有时候甚至也悲哀，就是我在一部分程度上同意他的看法。有的时候中国人呐，这个管管制城市啊。 你是土鳖，你还别说这个香港，当年英国人管制期间，他留下了很多好的东西，也就是英国人这一套办事认真呐。你比如说香港的这个老楼，因为哎，你要负法律责任，你是业主，如果砸了死一个人，那你就赔不清啊。所以必须是中间经过多次咨询，最后确定，比如在香港啊。 这个楼总有这个业主吧？对，甭管你业主是谁，你业主是政府，你政府负责；业主是私人，私人负责。以业主为主，但是呢，政府呢，甚至是免费提供咨询，对，给你很多免费的咨询。哎，但是呢，这个甚至是低息乃至无息贷款，就帮你。但是呢，责任是你的，最后就明明确到这样。大陆的这个，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楼的业主是谁。 你要要你要是哎，你砸死一个人，但是吊诡的是，就这个楼，就这个他的这个楼，去年刚刚验过合格啊，所以这是人的问题啊，人的问题。所以所以你法再好了，规则再好了，他他刚合格。你说搞个强制验楼制度有什么用啊？谁来去执行啊？去拿这个公示包上门的时候， 我说要干脆找个洋人，找个洋人，哎，你塞红包跟他语言不通，你找个中国人啊，这个哪会语言不通啊？有红包啊，很快就学会了。我看这个这个，哎，这这这这，啊，这个呢，我看呢也还 <laughs> 可以。你说找中国人来验做那个验楼官就是这样，对，啊，所以你验验了有个屁用？有个制度啊，制度在完善，人呢不上当。 这个房子照样塌，所以干脆呢，验楼的那个人，我我我完全赞成，找外国人、德国人、英国人、日本人，那他们就是这个死板的人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呐，没用，那外外国人到中国验楼没多久，那几句就都学会了。 多少钱呢？还可以啊，差不多啦。那不是，你看啊， <laughs> 他们有的去建那个高楼大厦的时候就讲啊，我就听那个中国的这个这个这方的老板呢，他就很烦这个德国设计师。嗯。他就说啊，我这个顶上我稍微要改一个，掌握不，他就轴，他就是不行。嗯。他烦死他了，我说我换一种材料，完全没有什么妨碍的。嗯。他也不干。嗯。但是我说中国人最缺的，他就是这种。 东西，中国人下次就换。中国意大利人僵化呢是在思想，灵活呢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小小聪明小手段。嗯嗯。洋人呢刚刚相反，思想他不僵化，但是生活安全法律的规条的保障绝对不讲人情。没错，你看我在北京见着一外国的一个设计师，他特别喜欢北京，他喜欢中国文化，不想回去哈。我说那你有什么不喜欢的？ 他说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差不多， <laughs> 所以他说我见到的每一个北京人怎么都跟我讲差不多。最后他在他那个建筑事务所门口啊，就写了一个 no 差不多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上门来跟我谈事情的人不准跟我说差不多。你知道我他他烦死这个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徐老师，对那个中国人对这个楼的这个寿命啊，要求比较低啊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他们认为是跟整个法令政策就七十年使用期有关。有人说你房子盖那么好干什么？归根结底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期。这个原来这个七十年的使用期是跟香港学的。呃，在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啊，房屋的使用权。 跟土地的所有权是绑在一起的。嗯，换句话说，你买了这个房子，你就拥有了这块地，永远是你的，也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。当然，你要交税。中国因为土地是属于国家的，不能买卖。按照我们的宪法，土地是不能买卖的。那么，当推行房屋改革的时候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就借鉴了香港的方法。这个我跟中原老板聊过这个事情。香港是什么呢？香港因为。 原来所有的地都属于英女皇的，啊，不能开放给商人。那后来呢？他从界限街往北一部分的九龙跟大部分的新界是问清朝政府借的。嗯。那英国人不是轴吗？所以他那些地，他说我不能给你一直使用，我只我借到九七年，我只能到九七年。那今天呢？你知道，你要仔细问下去不可想象。你香港你去看房子这么贵啊。 香港所有的房子，大陆七十年啊，香港只有五十年。一切房子，你现在哪怕半山什么地方最贵，多少亿的房子，你要严格从法律来讲，你的使用权只到二零四七。啊，这一点我在台湾跟一个老板聊，他怎么也想不通。他说他我他没有在香港买房子，他脑子就想不通这一点。他说香港为什么可以买到这么贵？就是现在香港的楼价这么贵，对不对？ 呃，比大陆还贵，比台湾也贵，在全世界都算很贵。但是你严格问来，从法律上来讲，这个房子不是永远是你的，直到二零四七，二零四七以后是不知道的。不会吧？是啊，这个是，不是这个敢负责，你可以查法律，我还特别查了。理论上是指到二零四七，但之所以香港没有崩溃，大家这么贵还买楼，只能说明一条：大家都相信共产党。 是是是，全世界的资本家，包括香港人民，包括投资日本人，所有的人，他们都相信你中国的政府吧？为了香港的长期稳定，到二零四七之前一定会出台什么法令，那那个这个使得这个房产延续下去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大陆人也是啊，我们也是相信七十年以后的共产党啊。 对对对，所以所以但香港的时间因为比你短，还在你之前啊，所以我本来一直担心这个七十年的事情，后来我一了解了香港这个事事情以后，我在想，哎，不用操心七十年了，先操心香港的五十年吧。我跟你讲，他不是说相信共产党，而是相信呢人类的有些利益啊是刚性的，是刚性的。如果有一件事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。 将来把全香港人的房子给剥夺了，或者把全大陆人的房子七十年之后给剥夺了，这做不出来的。对，这是刚性的，这是做不出来。你做出来以后，你做出来之后自身的合法性成问题了。 <laughs> 你知道，我跟你讲，就是那天你刚才讲的王蒙，王蒙得有八十岁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聊天，就说以前的北京啊，呃，他就说现在的北京太差了。 空气这么样的差，这个年轻人觉得北京生活质量很不好。后来就问这个王猛说：“你小的时候北京怎么样？”这个王猛就说啊：“当年有过一个有个形容，就是说北京和马德里的蓝天。”他就说：“北京的蓝天呢，曾经是跟马德里的蓝天并称。”但是呢，哎，这老头他私下里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可是啊，你要让我选，我还是要今天啊。” 那个时候生活多不方便呢那个时候这个这个这个脏脏水遍地啊，也是，而且主要是他说为什么要革命？ <laughs> 那个时候我们是穷人呐，那住那个四合院一一个一个院子住一户的，那不是我们呐，那共产党来了咱换换有什么不好啊？最后一个四合院住十几户了，对，最后变四合院变大杂院了嘛， <laughs> 是不是？咱们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看咱们这个成语里啊，是有这个防微杜渐这种词儿，但是我在实际观察当中，我总觉得啊，中国人呐，这个还是性格当中啊，有一种没心没肺，啊，这其实这很危险。比如说这个楼。 都是定时炸弹，你不知道哪天塌。你看香港，我觉得就都不算是很规矩的，但是它尽量还是要求你要保轮保留图纸，你重新装修啊，你有些改了呀，你现在哪去找图纸？要申请。要这，你想想中国大陆多少个这种楼啊，住了多少年，中间谁改过？图纸都找不到。你谁能告诉你这楼明天塌了？因为总有寿命的。那于是你就变成等着它。 所以你知道，我就想起啊，当年这个胡温的时候，你记得提出过一句话，还当做我们的这个一种呃管制手段，叫危机管理。嗯，出现危机，你看后来我发现中国很多事儿确实是这样，死了人意识到是个问题，就去解决。所以哎，这个我们国歌里就讲啊，就就把我们的血肉。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，我觉得这个话是实很有实际意义的。 <laughs> 很多时候就是就是死了人呐，你要不这个楼谁都不说，那哪个一个城市里的什么建筑局设计院，我谁谁告我这个楼，明年要他赶快搬，没有了，那么就等死人呐。 是吗？那也好啊。嗯，也好啊。死人这事是经常发生的， <laughs>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。您这个香港文笔啊，《毛主席语录》学的不错。我们要从道家的精神来看，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真是啊，《红楼梦》也这么讲。对。元曲也是这么讲。虽是中国文化，你知道吗？说塌了就塌了啊！所以，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 没错，胸襟很广，就是为什么华人爱赌博呀？对，他就对这种不可知的东西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你有没有想非常非常吊诡一个现象？就一方面，我们的文化，就这种孔子的文化，到现在传承的时间最长。我们现在随口讲出两千年的话。对。一方面，我们对于眼前最实际的东西，我们的眼光看得最紧。看了一批专家说，为什么定出这个七十年？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，考虑到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岁，嗯 <laughs> 嗯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只想我这一辈子的事情，是，甚至包包括香港的五十年也是这样，因为开始说二十五年嘛，不光是只想这一辈子，很多人不同意。我跟你说，很多时候中国人呢有一种啊及时行乐，就就想这一下子的事情，就是这一下。 哎，你像当年像我们老家那地方，往那个三聚氰胺里加牛奶这个事情，你看他就反映了，不是说他愿意死人，而是他这个脑子里啊，根本不会去想下一个环节的事情。我这样我这么弄了，我这样卖出去就五百块，要是不加呢，我卖出去才三百块。这个眼前的这个，我否则生意做不下去。可是，这么只想眼前的这个传统，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了。真的， 就这么这么一个灵活机制，所以民族要有基因嘛。我早就说，这是民族基因嘛。这是有基因，有醉生梦死的基因。十年前我这么说，人家不相信，现在看到了，这是不是就基因呢？是啊，他还真的是。 <laughs> 我我我一我前一阵子一直在发生我发微博也讲这个七十年，我老纠结这个七十年的问题。后来我周围的朋友，他们房子比我多得多，人都在笑我。我来管你什么事情嘛？大家都在这样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当然是以大家的利益为先了，对吧？你就表现在哪儿啊？这个戒烟。 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烟民是中国，你外面中国人就是这样，先舒服两口再说。他你看外国人呢，他就开始就戒烟运动啊，怎么怎么弄弄弄弄弄，他觉得为对他未来的生命好像有影响。中国人你看，哎呀，又抽吧抽吧抽吧，你看他就是抽下去了。全世界最多的烟民。那好不好呢？说不定也有他的好处的。我们来看看他，除了他刚才讲的道家的这个这个自我安慰以外，咱们这种灵活性。 这香港房价这样的几十年这么短的时间，而且过一年少一年哦，还可以这么高。过一天乐呵一天，大家真是对未来有信心啊！老人老人家讲这个五十年呢，很了解中国人，对这是很了解中国人的性格。好，五十年那行了，这 <laughs> 反正我这辈子看不到，了没错，对不对啊？那余下来就是下。所以有人跟我说，前一阵我说雾霾天气嘛。 有一个报社总编跟我说，更大的危机在水。他说现在大陆的水呀非常糟糕，再过下一代的人啊，要饱尝这个现在高速发展的恶果。我听的时候也觉得很严重，转眼一想，下一辈人自会想出他们的办法。 你现在眼前我喝的水可以就行了，你看。中国人呢有很多这样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，哎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啦，什么让子子子孙去解决啊？对对对，留给子孙去解决。将来我们子孙一定比我们更会慧是是是是是。如此类啊，哎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这也发明了这这么一种生存技术。